课文二，在家。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，明天的飞机。那我帮你把衣服放到行李箱里吧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一个星期就回来。啊，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。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的和喝的了。好吧，我已经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的包里了。 生词，行李箱，自己，包。